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一乐回到了乡下。 不到一个月，二乐所在生产队的队长进城来了。这位年过五十的男子满脸都是胡子，他抽烟的时候喜欢把烟屁股接着另一根的香烟上。他在许三观家里坐了半个小时，接了三次香烟的屁股，抽了四根香烟。 他把第四根烟屁股在地上摁灭之后，放进口袋站起来说要走了。他说：“他中午在别的地方吃饭，晚上再来许三官家吃饭。”二乐的队长走后啊，许玉兰就坐在门槛上抹眼泪了。他边抹着眼泪边说：“都到月底了，家里……” 只剩下两元钱了，这两块钱怎么请人家吃饭呢？请人吃饭，总得有鱼有肉，还要有烟有酒啊！这两元钱只能买一斤多肉和半条鱼，我怎么办呢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 没有钱，我怎么请人家吃饭呢？唉，这可不是别的什么人呐，这可是二乐的队长啊！要是这顿饭不丰盛啊，二乐的队长就会吃着不高兴。二乐的队长不高兴啊，我家二乐可就要吃苦了。 别说抽调回城没有了指望，就是待在生产队里也不会有好日子。唉，这次请的可是二乐的队长啊，请他吃了，请他喝了，还得送他一份礼物啊！这两元钱，可叫我怎么办呢？ 许玉兰哭诉着转回身来，对坐在屋里的许三观说：“许三观，只好求你再去买一次血了。”许三观听完许玉兰的话，坐在那儿点了点头。他说：“啊，你去给我打一桶井水来。” 我卖血之前呐，要喝水。哎，这杯子里有水呀，你喝杯子里的水呀。哎，杯子里的水太少了，我要喝很多的水呀。那这暖瓶里也有水呀。哎，暖瓶里的水烫嘴呀。哎，我让你去打一桶井水来。 你去就是了。许玉兰答应了一声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到外面去打了一桶井水回来。徐三观让他把那一桶井水放在桌子上，又让他去拿了一只碗。然后啊，许三观就一碗一碗的喝着桶里的水。喝到第五碗的时候，许玉兰担心出事了。 他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你别喝了，你再喝会出事儿的。”许三观没有理睬他，又喝了两碗井水，然后他捧着自己的肚子，小心翼翼的站起身来。站起来以后，走了两步，他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随后才走了出去。 许三观来到了医院，他见到了李血头，对李血头说：“我呀，又来卖血了。”这时候的李血头已经有六十多岁了，他的头发全都白了，背也弓了。他坐在那儿，边抽着烟边咳嗽，同时不停的往地上吐着痰。 穿着布鞋的两只脚就不停的在地上是擦来擦去，他要把地上的痰擦干净了。李铁头看了一会儿许三观就说：“你，你前天还来卖过血呀？哎，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卖过的。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 你是一个月以前来过，啊，所以我还记得啊。 <laughs> 你别看我老了，我记忆很好。 <laughs> 什么事儿？呃，不管那多小的事儿，我只要见过，只要知道， <laughs> 我就不会忘掉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的记忆啊，真是好。 哎，我就不行了。再重要的事儿啊，哎，这睡上一觉，我就会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李哈，头听了这话，身体很高兴的往后靠了靠。他看着许三观说：“你比我小很多岁，这介意还不如我呢。” 哎，我怎么能和你比呀？哎， <laughs> 这倒也是。我的记忆别说是比你好，哎，就是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呐，哎哎，都不如我呀。许三观看到李铁头咧着嘴笑得很高兴，就问他：“哎，你？” 什么时候让我卖血呀？李血头马上收起了笑容。不行， <laughs> 你小子不要命了！卖一次血要休息三个月呢，这三个月以后才可以卖血呀。徐三官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知所措了。他那么站了一会儿，对李血头说：“哎呀。” 我急着要用钱呐！我家二乐的队长，哎哎，到我这儿来的人呐，哎，都是急着要用钱呐。哎呀，我我求你了，哎哎，你别求我哈！哎，到我这儿来的人呐，哎，都是来求我的。哎呦，我求你了。 我家二乐的队长要来吃晚饭呢，可是这家里只有两元钱。哎呀呀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也没有用啊！我呀不会听你说了，我说，你两个月以后再来吧。许三观这时候哭了，哎呦。 两个月以后再来，我就会害了二乐呀，二乐就会苦一辈子了。哎呀，我把二乐的生产队长给得罪了，那二乐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二乐是谁呀？哦，二乐。 是我儿子，啊！许三观看到李写头的脸色温和了一些，就擦了擦眼泪，对他说：“这次就让我卖了吧！就这一次，我保证没有第二次。”哎哎，不行啊啊！ 我是为你好啊！你要是把命给卖掉了，哎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哎，我我自己来负这个责任呢。你负个屁！哎，你都死掉了，哎，哎，你死了，那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我就跟着你倒霉了呀。我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 这可是医疗事故，哎，那上面会来追查的。李雪头说到这儿停住了，他看到许三观的两条腿在哆嗦，他就指着许三观的腿问他：“哎，哎，你哆嗦什么呀？”“我，我，我尿憋了。”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。 他挑着空担子，手里提着一只母鸡。他一进屋就认出了许三观，就叫了一声。可是许三观一下子没认出他来，他就对许三观说：“许三观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根龙啊！”许三官认出来了，他对根龙说：“哎呀，根龙啊！” 你的样子全变了，哎，你怎么一下子这么老了？你的头发都白了，你才四十多岁吧？我们乡下人辛苦啊，所以人显得老。哎，你的头发也白了，你的样子也变了很多。可是啊，哦。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，然后根龙把手里的母鸡递给了李雪头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是下蛋鸡呀，昨天还下了一个双黄蛋呢。”李雪头伸手接过母鸡，笑的眼睛都没有了。 连连的说：“ <laughs> 哎，你这么客气，哎，根龙啊！哎呀，你太客气了。”根龙又对许三观说：“你也来卖血了？哎呀，这真是巧啊！我会在这里碰上你呀！哎，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？”许三观对根龙说。 根龙，你替我求求李血头吧，求他让我卖一次血。根龙就去看李血头，李血头对根龙说：“嗨，这这不是我不让他卖，他一个月以前才来过呀。”根龙听了这话，就点点头，对许三观说：“哎。” 要三个月啊，三个月，呃，每一次血呀，要休息三个月。根龙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求求他吧，我实在是急着要用钱呐，我是为了我儿子。根龙听许三观说完了，就又对李铁头说。 呃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让他卖一次血啊！就这一次。李铁头拍了一下桌子说：“哼，你跟龙出面为他说情，好，我就让他卖了这次血啊！哎，我的朋友里面呢，哎，跟龙的面子是最大的，只要跟龙来说情啊！” <laughs> 我没有不答应的啊！许三观和根龙卖了血以后，两个人先去医院的厕所把肚子里的尿放干净了，然后来到了胜利饭店。他们坐在临河的窗前，要了炒猪肝和黄酒。许三观就问起了阿芳：“哎。” 阿芳还好吗？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呀？哎，阿芳的身体呀，败掉了。许三观吓了一跳。哎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呀，把尿肚子撑破了。我们卖血以前都要喝很多的水呀。 阿芳那次喝的太多了，就把尿肚子撑破了。嘿，那次啊，我都没卖成血呀。我们那还没走到医院，阿芳就说：“哎呦，肚子疼了。”我说：“肚子疼了，就在路边歇一会儿吧。”我们呢，就坐在城里电影院的台阶上。阿芳一坐下，呃，疼的喊起来了。 呀！也吓得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！没一会儿的功夫，阿芳就昏过去了。好在呀，离医院近，送到医院才知道，哎，他的尿肚子破了。哦，那他的命没有丢掉吧？哎，命倒是保住了，就是身体败掉了。以后啊。 就再不能卖血了。然后，根龙又问许三观：“哎，你还好吧？”许三观摇摇头说：“两个儿子都在乡下呢，只有三乐还好，在机械厂当工人。在乡下的两个儿子， <laughs> 实在是太苦了。” 这城里啊，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的孩子下乡没几年，全抽调上来了。 <laughs> 我有多少本事啊？啊，你跟龙那是知道的，一个私厂的送检工，能有多少本事啊？唉，只有看儿子自己的本事了。他们呢，要是命好，人缘好，和队长的关系好。 那就可以早一些日子回城里来工作呀。跟龙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让两个儿子到我们生产队来落户呢？哎，那阿芳就是生产队长啊，他现在身体败掉了，可还在当队长啊。” 你的两个儿子，呃，在我们生产队里，那我们都会照应他们的。要抽调回城了，哎，那肯定先让你的儿子走啊。跟龙说到这儿，举起手摸了摸头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我我怎么头晕了？”许三观听了这话，眼睛都睁圆了。对呀。 我当初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？这时候，他看到根龙的脑袋靠在了桌子上。根龙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嗯，没事就是这头啊，哎呀，越来越晕了。许三观这时候又去想自己的事儿了，他叹了一口气说。 我当初啊，没想到这事儿啊，现在想到了，也已经晚了。唉，这时候他看到根龙的眼睛闭上了，他继续说：“其实啊，当初想到了， <laughs> 也不一定就有用啊。” 儿子去哪个生产队落户啊？也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。这时候，许三观看到根龙没有反应，就去推了推他，又叫了两声：“根龙，根龙，哎，根龙啊！”根龙没有动，许三观吓了一跳，他回头看了看，看到饭店里已经坐满人了。 人生十分的嘈杂，香烟和饭菜的蒸汽使饭店里灰蒙蒙的。两个伙计拖着碗儿在人堆里挤了过来。徐三官又去推了推根龙，根龙还是没有反应。徐三官叫了起来，他对那两个伙计叫道：“哎呀，你们快过来看看呐，这根龙像是死了呀！” 听说有人死了，饭店里一下子就没有了声音。那两个伙计立刻挤了过来，他们一个摇摇跟龙的肩膀，另一个去摸着跟龙的脸。摸着跟龙脸的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还没死，这脸上还热着呢。”还有一个伙计托起跟龙的脸看了看，对围过来的人说：“呃，这……” 这像是快要死了。许三观忙问：“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旁边有人说：“快送到医院去呀！”根龙被人们送到了医院，医生说：“根龙是脑溢血。”他们问：“什么是脑溢血呀？”医生说：“脑袋里呀有一根血管。” 破了。旁边另一个医生补充说：“哈哈，看他的样子，恐怕还不只是一根血管破了呢。”许三观在医院走廊的椅子里坐了三个小时，等到跟龙的女人桂花来了，他才站起身来。他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桂花了。 眼前的桂花和从前的桂花是一点都不像了。桂花看上去像个男人似的，十分的强壮。都已经是深秋了，桂花还赤着脚，裤管卷到膝盖上，两只脚上都是泥。他是从田里上来的，没顾得上回家，就到医院来了。徐三官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已经肿了。 许三观心想：“桂花啊，是一路哭着跑来的。”跟龙的女人来了，许三观离开医院回家了。他往家里走去时，心里是一阵阵的发虚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沉呐，像是扛了一百斤大米似的，两条腿迈出去的时候都在哆嗦。 医生说：“根龙是脑溢血。”许三观不这样想，他觉得根龙是因为卖血才病成这样的。许三观对自己说：“哎，这医生不知道根龙刚才卖血了，才说他是脑溢血呢。”许三观回到家里。 许玉兰看到他就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，你去哪里了？你都把我急死了！二乐的队长就要来吃饭了，你还不回来？哎，你卖血了吗？”许三观点点头说：“卖了。”啊，呃，根龙快死了。许玉兰伸出手说。 钱呢？许三观把钱给了他，许玉兰数了数钱，然后才想起许三观刚才说的话：“哎，你说，谁快要死了？”许三观在凳子上坐了下来，根龙和我一起卖血的根龙啊。 呃，就是我爷爷村里的根龙啊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